锵锵三人行，哎，马先生，我问你啊，你知不知道？就说是这个什么是纯净水？嗯，然后矿泉水，嗯，矿物质水，矿物质水我不知道，跟矿泉水有什么区别？我不知道。但纯净水就应该是最干净的水，蒸馏的水吧？哎，不是，蒸馏水不是纯净水吧？蒸馏水就是纯净吧？就是 H2O 了嘛？啊，反正就用这个技术啊，让它纯净。但是你知道纯净水的问题是什么呢？ 可能造成你矿物质缺乏，对对吧？那这个矿泉水呢，一般是来源于这个深层啊，什么地下水啊，它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嗯，有有一些这个矿物元素，对吧？但是它的缺点呢是容易你矿物质过多， <laughs> 这这吃多了也不行。那这个矿物质水，很多人把它当成矿泉水，其实矿物质水啊是把这个干净的水里啊。 加进加入了、加入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微量元素，所以你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水？你知道现在北京的这个有的家庭真见过讲究的，他这个不一样。就是说，哎，待待待会儿再说这个，我先说另一个事故啊，就是一月五号下午，邯郸，大面积这个抢水停水停水，也引起了抢水，对，都抢了一空。 为什么呢？说是这个什么漳河上游啊，叫这有一条河叫浊漳河，上游在山西那边呢。山西那边发生污染了，就是幺二三幺苯胺泄漏。山西的一个什么化工企业说泄漏了三十八点七吨。排污口附近有个什么废弃的水库，说水库截留了三十吨，最后有八点七吨本苯胺进了浊漳河。嗯。 这下吓坏了，当然最后邯郸出这个安民告示，说咱咱咱咱咱这水暂时没事，暂时没事，那上哪儿去了？ <laughs> 对， <laughs> 对，我就想说那八吨多哪儿去了？它不能飞了吧？它还是把水流下去了， <laughs> 还没流到我们这儿，对对，这还没到，我们给它分到别的地儿去了。哎，这事儿就引起了这种人们对这种事情的就说危机恐慌。中国的这个水， <coughs> 你说真安全吗？ 我觉得难讲的，不是它很肯定不安全，因为你比如北京的水哈，北京历史上的水就不安全。为什么北京水特别硬？嗯嗯，你北京那水，北京过去拿那个水壶烧水，那里头那壶碱比石头还硬。你说那东西你都喝肚子里去了，不都？最后为什么就结石的人很多吗？你像我前些日子那个。 肾结石啊啊疼死你！它它就是因为水质啊，那结石也是那个微微量的这种元素最后沉积下来的。嗯，你喝自来水吗？我不喝，我好久不喝了，因为那自来水我看见过，特恶心，特脏。呃，你只要装一个过滤器，你就知道那儿有多脏。没错，呃，最近呃，北京不知哪个部门还是哪个方面有个说法，说我北京自来水的水质啊是全国最好的。结果呢？ 就有各种，他们叫现在叫吐槽，是吧？有人说我就住那个朝阳区那个什么什么地儿，我那你拿水龙头拿纱布，在那儿过滤，过滤几天全是渣子。嗯，说你能说这儿水？不是，这是你看得见的，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看不见的。你知道那个过滤我安过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那过滤器啊，挺老贵的，安上一个，使不了半年就使不了了。 水流越来越小，最后它不出水，是它被溺死了。沙子不可怕，你打开哗啦哗啦的沙子就冲下去了。它是一种黏状的东西，说不上来，它就它就它就出不来水了。你只能把那东西扔了。那这个要小心，就很多国家政府或者很多城市政府，他宣称我们的水很干净，保证安全，但他讲的那个所谓的水很干净的那个水，是它出水口源头处的水。 从源头处那个自来水到你家中间那个过程里面，它经过无数管道，所以有时候那个水有问题，到你家水龙头开出来那个水有问题，真的不一定是源头水问题，可能是管道问题。这个管道问题有什么问题呢？比如说管道锈蚀了，还有就是管道漏洞了、渗了，有外面的东西能进去了，污染能进去了。 那这都是一方面，但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环境污染很厉害。嗯，这环境污染这个是一个循环的问题，它不可能不进水的。对，你知道他们说啊，这里边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说北京现在这水本身就越来越少嘛，地下水位越来越低啊。嗯，说这个水质的问题本身，过去咱们有句话叫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现在啊。 你都不知道养出来的是什么种，嗯，你比如说我已经知道有的家庭啊，常年喝这个矿泉水，嗯啊一桶一桶的，就不这不喝这个本地这个自来水里流出来的水啊，那这个矿泉水呢，你一看这说明取自哪儿呢？什么千岛湖，嗯，底下多么深层的，你看，那么它算是江南的。 水土养着他们家人啊，你还有他们说，最近北京的水质有个可疑的地方是什么？水源越来越复杂了。嗯，你从呃河北、山西都从这儿调水，好多个不同水源呢，就汇聚到北京的这个自来水系统里。哎，这个也是水质啊产生变化。嗯，对，它是这，你想历史上哈，历史上皇上都没水喝。 他都去到玉泉山拉去，拉那泉水去。哎，他他有专人拉呀。这皇上喝那水，他这边就北京市这个地方打出来的水没有好水，都是苦的。你知道王府井有个有个叫大甜水井胡同，就那地儿打出来那水叫甜的。什么叫甜的呢？就是跟那苦的比，它是甜的。过去北京的水就特别恶劣，就是解放前了。那么解放后呢，他做的这种自来水厂，我们现在自来水就指着一拧龙头就出来。 那就是人家就欢呼雀跃，你跟那个过去那水比起来，这水就已经好的不行了。但是我们小时候就这水，绝对是今天我觉得我是不敢再喝了。就是烧起来的时候，你只要是把水烧开了，那个杯透明的杯子，你看是那个污浊。浊的我我我也见我们家就这样的，我一直喝着水长大的。对对对对。对啊对啊。那你现在你大家都很注重身身体健康了，你现在这水。 我们能看见的，我觉得不可怕，可怕的就是这种。刚才说那是泄露的，那那什么东西？本胺啊，那本胺它咱也看不见，它什么样的？它融在里头，那就最可怕。在中国生活呀，你你要是个了解内情的人呐，这不愉快， <laughs> 不是不愉快， <laughs> 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你在中国，你要是个了解内情的人，首先你能保住你的财富，再者你有的人能保住他的性命。怎么了？你比如说这俩夫妻俩现在报道出来挺神的，北京一对引用。 呃，不是研究饮用水水质的夫妻，二十年不喝自来水。嗯，赵飞鸿夫妇，你看他们的身份啊，老公呢是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饮用水产业委员会工作的，嗯，老婆呢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。嗯，这俩夫妻不喝自来水，喝什么水？说 我们可能是北京最会喝水的家庭，没人像我们这么讲究。他就大概喝各种纯净水什么之类的水呗，就是反正他就说你可不能喝自来水。我们上周测了，这夫妻俩每个礼拜都测，嗯，自来水当中硝酸盐的指标已经达到每升九点多毫克了。哎，但是呢，这个指标国家规定的极限是每升十毫克，对吧？ 五六年前，北京自来水这个指标，北京自来水一升啊，还只有一到二毫克这个碳酸盐，现在已经九点几，就接近国家的这个最高标准警戒线。哎，但是这只不过是诸多标准当中的其中一个，其中一个。然后你看他说，他曾经三年前，这个赵飞鸿啊，这个曾经帮这个自来水公司抽这个地下水啊，发现原本从三百米深的地方抽出来的水。 水质已经远不如以前了。然后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九年 <coughs> 这十年吧，北京地下水平均埋深就深度吧，从十二米下降到二十四米，城市中心地区已经下降到了三十米，就是等于它这个北京地下水位在下降，下能而且而且干净的水越来越少呗。但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比较复杂，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。呃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。 水的供应啊，本来应该是大家觉得是大自然的赐予，是最没有代价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水嘛，你不不可不可能有人说谁拥有水，谁谁没有资格拥有水，没这回事儿。但现在呢，因为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，很多国家、很多城市的人都不信任自来水。哎，他们不是说纽约、日本能喝，日本都很好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去欧洲，你看一看，欧洲人多习惯。你看法国人。 在家都是一瓶一瓶瓶装水那么喝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坏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说大家都不再信任一个公共财产，都觉得公共自来水是有问题。事实上，那些西方国家的公共自来水是好的不行。你就算光讲味道，法国人喜欢说瓶装水味道好，但试过有人做盲试啊，就遮眼睛不让不遮瓶子，不让你说那哪水。 结果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试水就就胜过什么 Avion 啊 p e r r i 啊，赢把他们都打败的那个水就是纽约自来水， <laughs> 啊， <coughs> 味道最好。 <laughs> 那些十佳纽约买水家对，那但你看啊，纽约现在对，但是水它不止味道，好，其实也够干净。但是问题是今天呢，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，是有些很多水公司，他们去宣传自来水不能喝这种理论，去让大家去买水。 然后这些水公司呢，也垄断了很多水资源，去卖水。水本来是一种，你想想看，你怎么能卖水？就那个水是大气循环的一部分，从这出来了，然后你就拿这个来赚钱了。 那所以现在瓶装水是个很大的道德问题，但我不是说我们要我要鼓吹大家相信中国的水好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的意思，将来也也可以卖罐装空气？ <laughs> 对，我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应该把注意力，因为这种事情你马上看到就是一个公共问题，我们大家喝的水有问题，我们怎么解决？私了，私了就是有办法的人自己买水嘛，就像是夫妇俩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很多人不能私了啊？很多人他很穷啊。 他不能够自己买水，那那些人怎么办？你讲的，所以这个问题到最后不能私了，它是个公事公了的东西，绝对的。当然要向纽约看齐，那是对的。它是在水面前人人平等吧？对啊，现在很难。你的这个市政建设，你的管子都是什么管子？我们那个破管子都是大部分都是那镀锌管，里头不定锈成什么样了。所以这个叫。 如果你你，我觉得中国如果今天要要改善这个问题，不是花钱搞什么地面上看得见的大楼，盖一个什么堂皇的政府大楼什么，是搞地下室管道嘛，搞这水管嘛，这个东西是看不到，但是是天天接触的。你不能够就说全市的市民、全国的国民、有钱人自己能够靠自己的本事喝到好水，然后没钱的人就就给你来这个。现在是啊，他们就算嘛，已经现在已经很多家庭啊。 他自己就全喝这个纯净水或者矿泉水，嗯，但是他们说，比如说有的是一个月这得多少钱，嗯啊，已经水喝水上都分出贫富差别了，对对是吧？水很贵的，水很贵，现在有的瓶装水比油贵，当然，而且它会越来越贵。一个月炒菜才十几斤油啊？对，一会儿就喝了。而且水会越来越贵，因为全球人口一直增长，然后全球的水资源在下降，因为现在淡水量在减少嘛，地球。 那所以很多人就预言，我们的下一代，二零五六五零年或者是六零年之后，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水的问题。到时候的水就像今天的石油那个概念，就出水多的国家就能够富有，他卖水出去铺水管道，然后大家说不定会为了水打仗。其实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动手，就是我认识一个商人，嗯，就是他那天跟我聊天说起来，我说他投什么资呢？他说水。 在哪儿呢？他是出国买这个大湖，嗯，买完以后他说那湖都很深，也不是我，他跟我说数据我记不住，就大概是一百多米、二百米以下的那个水就是常年不流动了，非常的干净，说说那个就是提出来就是卖钱嘛，嗯，那么主要的投资就是铺设专用铁路，因为那水你不能拿汽车运，那不值当。嗯嗯，然后呢，机器很简单，一百多米一个泵就给抽上来。 啊，就主要就是投这个钱，说那个水将来都是非常。但这个东西呢，是我一直觉得很有问题，现在很有争议的。就是你从经济学上讲，说你能卖的东西，那当然是属于你的。但就像我们刚才，这水怎么叫属于你的呢？因为因为我们现在水是这样啊，我们全社会的系统，包括纽约，包括日本，它的水的系统是共用的，就是说你冲厕所和你喝是他妈一个水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在整个城市建设中没有两套水系，比如有一套水系是。 喝的，嗯，一套水系是用的，那北京有这叫中水，呃，对，那中水它是呃对中水，我马桶水是分开的， <laughs> 对，但是很少，它不是一个整个的系统。你在国外都是一样的嘛？它它最早都是这样，这样会造成很巨大的海边的城市就好点，像香港啊或者东京，就你靠海的城市呢，它一般洗厕所的水呢就是海水。 那是那水是你你是海水吗？对，你下回到香港，你你要是有这管理，你尝一口这个 <laughs> 马桶水，它是咸的它咸的，它会对很多东西腐蚀嘛。 <laughs> 呃，会，所以要常修。对，嗯，要常修。所以它这个早期这个城市建设中没考虑到这个，就水的这个这个安全是逐步提高的。你包括美国、日本这样发达国家，它也是逐步提高的，也不是生下来它就那个水就那么干净，它只不过把这个事儿呢。 就是公共这个事儿，他做的特别的这个用心。我们现在是不用心，你老说我出水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你到我们家接那水是肯定有问题。那就你像你说的，中间这个责任找不到的。这水啊，对人呐，你看啊，人和这个天地啊，真的有一种同构关系。就说水在人体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，占百分之七十。水在地球占的比例，地球的水体。 也占百分之七十，哎，它这个同构关系，所以你说，哎，你喝的水绝对跟你身体息息相关。你百分之七十都是水，你想它会对你有什么影响？当然，包括你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喝酒啊，嗯，其实酒里面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水嘛，一瓶葡萄酒，所以那个水质，嗯，会影响那个味道多大多大。做菜煮饭，个数据很重要嘛，一个人只要保证你的水的供应供应没有任何外来的摄入物。 你能多活二三十天，但是如果把水掐了，给你有食物，那你也是死。没错，没错。如果食物里再不含水，你那能吃吗？你根本吃不下去。水是水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一早上起来要多喝水，你知道吗？一天至少得两千毫升。对，你们是这样做吗？我是我喝对，我倒是有时候我吨吨吨就喝北京的自来水啊。哈哈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你看我查到了啊。 这个最会喝水的家庭，夫妻俩都是专家啊。他们怎么着呢？他们呃，平常喝的是昆仑山沏茶用的是海南岛的火山岩，长白山的泉阳泉，做饭用的是北京的矿泉水。常年的水质研究让他们养成自来水不碰嘴唇的习惯，就没碰过嘴。刷牙呢？刷牙呢？对，最会喝水的家庭之所以能成最，原因有两条，就是一个是在自然水质量信息不对称的年代。 他们这个家庭比别人早二三十年知道北京自来水的质量问题。哎，每周他们都检查，所以人家就说呀，就说这个二零零九年住建部对全国城市饮用水水质进行普查，至今没公布结果。 <laughs> 中国很多事儿都这样。二零一一年 <laughs> 住建部也曾经进行抽样调查，并且发布了数据。这次发布了，说我国自来水出厂水质达标率为多少呢？ 百分之八十三，但是至于哪些城市是属于那百分之十七呢，则没有了下文。 <laughs> 他不说啊，他说的是出厂的水啊，对，出不是到中端的水啊，对对对。然后，而且呢，我我在想啊，就其实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水的问题，将来会引起战争，这完全不稀奇，越来越复杂。你知道现在有一些世界上有一些企业啊。 他们是很欢迎全球暖化的，嗯，就全球暖化大家都觉得有问题，但有些很欢迎。其实就一个能源公司嘛，嗯，比如说你全球暖化之后，就意味着什么？北极的冰更更少了，更开了，于是人类一直梦想的所谓北方航道，运石油，阿拉斯加石油、挪威石油、北海石油更容易了。第二是什么呢？就水公司，就现在他们是大批的去跟阿拉斯加、跟美国、加拿大、挪威这种国家合作。 到时候我们这些地方，像北京缺水，北京多容易干啊！对啊，然后呢，挪威这些国家、加拿大这些国家就卖水给你来发财了。哎，要不说为什么有些人说想逃离中国呢？ <laughs> 他很多人呢有这个保命、嗯洁癖，有这个人有钱了，你不知道他多怕死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我见到过的有钱人多，我就是觉得真怕死，那个爱惜自己，爱惜成什么样，就没法觉得中国不能生活。 他到这程度，那一定要去加拿大啊！在中国的时候都不喝的这水，真的都不是自来水了。所以你看到这又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所谓环境正义的问题。就今天中国为什么污染环境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呢？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儿嘛，对不对？环境污染里面其实有人是得好处的，你想想看，因为有些工厂。 有些地方，他透过开某种产业，然后他在这里面谋利，嗯，那那个污染的成本呢，大家承担，嗯，对不对？污染的代价大家承担，但是到了最后，这个污染的代价到了他头上，他又不必承担了。你懂我意思？我们形象的讲一个很粗糙的比喻，我们想象有这么一个一个人，他在这个地方开了一家什么化工厂，那他也住这儿，然后把整个村子给污染透了，水都不能喝了。 <coughs> 赚 <clears throat> 整条村赚钱的只有他，但只有他有能力还跑出去喝你的日本水啊，什么纽约水？你们继续留在这村子里头喝这个给我赚了钱污染过的水吧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环境正义的问题。就说中国今天的发展，呃，我们说发展是有代价的，没错，我们老说这句话是有代价，但这个代价的分配公不公平呢？平不平均呢？谁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获利了？ 谁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要要要负担这个？中国不还说嘛？你这里儿可以按照美国呀，中国就说了，你们美国造成的这个环境，那让我们承担吗？当然。你说美国 <laughs> 他们谁去了不说好啊？说美国食物有好吃有难吃啊，但是这个食材就说让人之放心，放心，价格之便宜，哎呀，那简直是乐土，是吧？可是又有人讲。 说要维持美国人这种生活水平，那是建立在全世界给他四个地球，四个地球都不够。当然啊，那么你说我们怎么办？印度兄弟怎么办？ <laughs> 印度兄弟要整天强奸的，你 <laughs> 是吧？ <laughs> 这怎么办呢？你说以后别把印度跟强奸画等号，行吧？但你想想看，美国的那种，你见过美国那种灌溉方式没有？太可怕了吧？ 就是自动洒水机那种啊，然后洒那一一望无际的这个啊啊草莓呀，那种水果田啊，一望无际的在那边洒，其实它很多水都是大量的浪费掉的，呃，很多人家门口，美国人不是喜欢住那种平房，然后两层楼也独门别院。 然后房子前面都有个草坪嘛，每天下午就啪啪啪就自动洒水。你见过。我现在就发现这个，就是这种现代社会，八零后、九零后这个家里稍微有点钱的孩子，你说在美国、在英国的，我真亲眼见到，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啊，呃，离开酒店的时候，嗯，怎么这个鞋哐叽直扔垃圾桶了？嗯，我说你这鞋不是刚买的吗？嗯，啊，这个这个就是我临时买的，我需要跑步，我买一双这几天的跑步，我们不要了就扔了，扔了。你说现在很可怕，这有钱孩子。 啊，就就是对这种啊，不是，它是一种理念。美国人实际上就是这种理念，只不过它这个是个极端的表现而已。你知道，美国人就是很多东西乱扔。当年发生过这个尼克松尼克松访美的时候，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美国使使使团的一个女的说：“哎，你这袜子，你这袜子。”女的臊了个大红脸， <laughs> 不要了。